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请李总跟我们说说他的创业故事。李总，我们很想知道，当初您怎么就选择了美容行业？ 我选择了一个自己从未涉足过的行业作为事业的起点，当时就想，爱美是人的天性，只要人类存在，这个行业就会存在。其次，美容业也存在薄弱环节，超过别人的成绩很难，而超越别人的弱点就比较容易了。另外呢，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，所以就不会有什么约束，就更有可能超越别人。 您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开始在美容行业施展才能的。对，我认为干哪行要研究透哪行。比如我们的公司创立不久，我就跑遍了全国各地的美容院，一方面取经学习别人的优点，另一方面就是发现别人的弱点，并且想方设法克服这些弱点。结果我的企业就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。您觉得目前中国的美容业存在哪些问题？ 从业人员钻研能力不强，文化素质不是很高，缺乏工作激情，人员流动性又很大，这是美容业面临的共同问题。有些店铺装潢前卫，收费也高，顾客的需求却得不到很好的满足。还有，整个行业的店铺使用的产品大多雷同，技术也缺乏特色。所有这些问题不在您身上发生，您就成功了。当然。 听说您店里的员工个个都有才干，做事兢兢业业，从不敷衍凑合。用我的话说，我重视的是态度，我把态度看成是人的第一能力，这种能力比职业技能本身更重要。我注重员工们的心态培养，我坚信人有好的心态才能把事情做好。美容技术是其次的事情，我觉得自己的成就之一。 就是改造了我的员工的思想和观念，从我手下走出去的年轻人，回到家乡后，他们的彬彬有礼常让家人惊叹，他们做事的干练有素也令人折服。这种从精神层面改变人的管理风格，也许就是我成功的原因之一吧。六，李总为什么选择了美容业？ 七，李总创立公司后做了什么事？八，以下哪一项是美容业存在的问题？ 九，李总企业的管理特点是什么？十，关于李总，下列哪项正确？